锵锵三人行，张老师今天给你介绍一位在日本大天下的是吧？ <laughs> 中国人李小牧啊，这个是我们节目多年的朋友了，老朋友，老朋友，哎，老朋友，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卖一个关子哈，哎，卖 <laughs> 吗？哎，不要说，我还真不清楚。对，那就不必清楚了。 <laughs> 呃，反倒是啊，他的这个个人隐私，呃，可以作为咱们今天话题的这个佐料。哦，这今天话题咱讲什么呢？咱讲什么呢？嗯，哎，张老师，我先想问问你啊，你是不是很多年没有体会过失恋的滋味啊？ 是他的隐私还是我的隐私？ <laughs> 哎，人 <laughs> 还挺精啊！先说，先从你这聊。先从你这聊。听说你最近看了个电影，哎，就是我就是呃前不久刚一回来，就听我的北京的小朋友说，哎呀，最近最火的就是这叫《失恋的三十三天》，然后我马上下楼买菜的时候就买了一个碟，回家一看，还真的是好看，我觉得啊是那种小巧，就是。 真的是小预算，呃，小小白领的生活，小女权，小男人，小清新，然后最后小占大捷，就据说是一个票房是满堂红啊。他就是就是本来投资很小嘛，呃，可能预期他们自己都没想到票房有个两三千万就算顶天了，没想到头一天就好莱坞那大片啊，那个修杰克曼演那个铁甲钢拳呐。 首日票房还不到他的一半呢，这么个大电影、大大制作，这其实我觉得不是铁甲钢拳不好，这个名没起好， <laughs> 太铁甲钢拳这种名啊，太让人不想看了，对吧？你像什么变形金刚也是铁甲钢拳，没错，对你不起这名就好很多。相反，这个的名起的不错。 有人说嘛，不是因为电影，呃，不是，就是不见得是因为看电影的人多，而是因为失恋的人多。哦，他叫失恋三十、三十三天。嗯，对。所以张老师，你讲的有道理，就是呃，香港话里边，嗯，我老爱说小电影，小电影在香港指的是那种三级片儿， <laughs> 但是 <laughs> 没错，叫看小电影啊。但是我也没有别的概念，我就说啊。 要重视小电影，小电影，其实咱就说这个电影呢，他肯定也得不了奖，对吧？你说咱从艺术上讲，他多么高，那也不是所有的手段，你也都似曾相识。对，可是呢，我就觉得人家这杯鸡尾酒啊，调的不错，调的不错，对吧？而且呢，这个热门话题。 我就觉得中国人老爱总结成功经验，其实都憋着走捷径。你看，一说这个，大家在聊什么？这个电影营销怎么怎么成功？说这个这种题材以后要火，或者说这个什么怎么叫编剧啊？这个编剧这原来是个网络小说，是吧？叫鲍晶晶的人写的一个什么帖子，然后就怎么怎么着。可是我觉得啊。 都是胡说，嗯，为什么？这说到底啊，就是个活儿好，活儿好，没有任何示范性、参照性。说实在的，你拍大片也好，拍小电影也好。 活好，好，把活干好了，他就都会受人欢迎。讲的很，他的故事讲的挺顺溜，然后对白一句是一句，他就又有那种王朔式那种就是调侃，然后那个很很聪明的很多很酷的对白，可是他那个节奏哎一点不慢，他不是说死你算哈，他不是耍贫嘴那种，哎一句是一句，嘚点一下走了嘚儿，他那个小节奏还都掌握挺好，对，让你觉得哟。 语语语言呢，是吧？哎，而且还挺时髦，对吧？而且呢，它主要是，所以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你看叫话题电影，嗯，人正琢磨什么事儿的时候，你比如说要琢磨离婚呢，嗯，可能呢，你买碟，你就会倾向于选择一个跟离婚有关的电影，嗯，来看一看，没错，嗯，而这个失恋，失恋的人，人人都 <laughs> 失恋，你的意思是全中国人都琢磨。 十 <laughs> 年，因为因为十年每个人都有可能要十年的时候，而且尤其是小木，对，而且尤其是小木， <laughs> 对吧？小木的这个妻子的数量基本上是摩门教的水准。 <laughs> 你现在是已经有九任，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我是结了六次婚，嗯，然后呢是其实是四人次，四五六次结婚是同一个人。 而已，四五六的妻子是同一个人，这怎么理解？这关键是最后边这这个太难得了。嗯，对。说明我还是什么真爱，嗯，因为你要负责就要结婚，不要说到处乱玩，搞来搞去对前面也不负责，对后面。那我们一桩一桩来得问一问吧，为什么第四个老婆和第五个是同一个人呢？四五六嘛，对，为什么他三次都三次离了？对。 又三次复。实际上，因为结婚多了，就会跟你 <laughs> 比较，更有比较。你跟他离婚以后，我肯定会去找别人去比较的，这比他必须还不如他。他也找了别人比较吗？那肯定，我想有。他有没有再结？就这四，他没结，我也没五六之间都没有都没结，两都没结，都是隔了一年多以后又又复婚，结的等下一年多又离开。所以性格呢，还是知道对方都没改，所以又离。最后是因为有一个小孩。 哦，因为我们在一起十年，将近十年，呃，最后终于有小孩了。但每一次你第一次有小孩的时候是结婚的状态还是离离婚的状态？是我们刚刚离完婚，我到北京来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呢，他想去登长城，啊，他也没来过北京。 结果把他蹬了两天，就就有小孩了。小孩我们就一个月以后又复婚，就这样。哎，我管这种啊叫绝处逢生。嗯。真的，很多人呐，缠绵多年呐爱情还是婚姻马拉松啊，最后啊是孩子，绝处本来就完了，就拜拜了。对。有的甚至都搬走了，没错。突然怀上了，哎，就又凑一块过。没错。就是怎么讲呢？这还是有这个老感情在的。人呢，不一定是完全是一种肉体的。 交往的夫妻应该有情感，因为有情感，你保持下的话，你还会想着你比较，你跟别人啊，肯定有比他年轻还有漂亮的，对吧？但是这个情感，是不，是亲情，不是不是爱情。嗯，其实也有爱情在里面，因为他毕竟是异性。嘛。 你你是对不对？对不对？我跟我妈没见有爱情， <laughs> 这是意。不是这，他这这个呃，亲情和爱情和情谊，还真的是这个区别不是很容易讲得清。但是中国人特别强调这个。就最近我这个也是回来之前刚百老会上新上映一个新的话剧。第一次是中国题材，就是一个美籍华人叫 David Henry Huang，我不知道他这个中文名字叫什么啊？他他讲的是一个就是。 一个美国的已婚男男人，生意碰到了一个中国的已婚女性，然后这两个人就是好上了，在好好起来以后，完了最后最后好到最后，你就发现这个剧情到后边这个。这个美国男的本来就觉得，哎呀，真我真爱这个女，我终于找到了我的真爱，他就跟这个女的说，我要跟我的美国老婆离婚，然后咱们俩在一块过吧，一生一世。然后这时候这女的就。 中国女就翻脸了，说你说的是什么？说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我是在逃避。然后呢，可是过了一一阵以后，她又发现，其实她跟这个男的好，美国男的好，是为了真的帮她的中国的老公。然后这个美国男就搞不清楚了，这个说那到底咱们这是爱还是什么？你跟你丈夫是什么？他说是情谊。然后这个话吧，他这个整个这个话剧里边有一半将近一半的台词都是用中文讲的，他就在。 这个两个语言之间转换，但是你从中看出了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在婚姻和爱情观上的不同是很难沟通的。最后他就用各种方法来讲什么是情谊，就是说这个女的，中国的女的一再说，其实我们已经不没有热恋了，我跟我们工人，但是有情谊，这个情谊重到什么程度？你不理解你就走。 我会为他做一切，但是我们有爱情吗？没有。但是甚至无情，但我们有义。有义，对了，你哎，你看，这个这个还是这个，这个义啊， <laughs> 美国人很难很难懂，而且义中有情。这个情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个情，他他一情就要想 passion，就是激情那种化学反应是，其实他是。 这样的你知道，就完了就过，他就觉得哎，我们永永远在高点上，你就感觉他好像真的是一个，还是一个在这方面上心理上很年轻、很天真的。就欧洲人就永远不会这么讲，就中国人和欧洲人在这点上真是老文化。嗯，他对婚姻对人的这种感两性之间的长久的这种曲线，这种质变，是非常的看透。其实日本也是他在这个。 婚姻上啊，你像我跟我日本老婆离婚的时候，哎，你找过几个中国人，几个日本人？呃呃， <laughs> 总共四个人嘛，对吧？一个日本人，三个中国人。哦，就四五六，最后这个是中国人。中国人，前面一二是中国人。哦，第三个中间花插一日本人，呃，日本人，跟他有十年的婚姻，小孩十七岁，我跟他离婚的时候，他就坚决不愿意，他宁肯家庭的离婚。 叫家庭呃，家庭内离婚就是其实就已经没有也也也不做性生活，什么也不做，只要是在只要是这个呃呃可以分居，可以分居，就是要保持这个婚姻的这个这个框框在。就是那个日本的。那日本人对日本太。你觉得是不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这点上在婚姻关系对完全不一样？因为日本其实在在离婚的程度上，现在只有老年人离婚的有，那比较多一点。以前。 整整个来看，跟我们中国的比例来讲，比中国的离婚绝对低得多。他不太愿意离婚。 日本人呢，还是守这个婚约比较重视，对，没错没错。他宁愿，但是他另外开放在什么呢？他都可以各玩各的。对，对。但是两口子还表面上对，这跟美国人又恰恰是另外一个嘛。嗯嗯。他是就是说，真的是较这个真儿，就说如果没有感情了，就应该离婚。嗯。所以他美国离婚率特别高。嗯。就没有就离，离了再结，再离，每一次都应该是真的。就咱们两个是真的是应该是有爱情。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痛快，咱们有咱们的麻烦。 哈哈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有一种男女的这个关系啊，确实是我觉得不知道怎么理解啊。你像他说的，他跟他的这个妻子三聚三散啊。你看啊，要说有老感情，你说这一面，可是你还没说那一面，那为什么一一次离了又离呢？嗯。 对吧？呃，这里面也有一种根本性的，就像那个理查德·波顿和那个伊丽莎白·泰勒，你记得吗？对，这一段，这辈子也是几次分几次合，死的时候，但是说我虽然一辈子八九个，但是呢，我最爱的就是他，就是他。我最近在杂志上还看见那个理查德·波顿呢，拍那个埃及艳后的时候。 对这个什么伊丽莎白泰勒呀，那可真是真心，当然真心再说有点俗，不惜血本。嗯，现在拿出来拍卖行拿出来拍卖的伊丽莎白泰勒的那些珠宝、首饰，嗯，哎呦，就是这理查德·波顿当年就为了，嗯，当然他不是说钱呢，但是他为了这个表达他的感情啊，嗯，把全世界最贵的珠宝，嗯，只要他能买得起的，嗯，就买给这个伊丽莎白，嗯，泰勒就到这么一个一个一个程度，但是这两个人的冲突。 对，又是那么样的，没法在一块儿过。你说这种关系，真是我觉得这也是你，比如是那个英国那个著名写信的那个作家，就是啊，劳伦斯，劳伦斯，劳伦斯就说他在生活当中也是和他太太就是冤家，不是冤家不记仇，就永远是打的死去活来。然后过一个小时，就邻居都觉得走，他们下一步就要互相杀掉了。然后第二。 过过一个小时，两个人手挽手 <laughs> 在林荫大道上 <laughs> 昂然的散步，亲密极了。过两天又这样，他这种就是这他命里边有一个东西啊。他们就说三百年前你们是一家，但是呢好像都散不了。哎，这样也有的最后是疲倦了。就是我觉得这种关系，哎，你说说你跟你那个前妻不是现妻，现妻。 <laughs> 这这那每一次离又是为了什么呢？对离的时候，当你。 前面离过一次以后，然后嗯，你不不甘心又合在一起的时候，觉得他还是那个老毛病。两人之间还是个老毛病，而且我们俩的性格都是属鼠，也都是都是处女座，性格特别近，两个人火爆的。这为了一个问题，为了一个问题，或者为了一一句话，这呃时候写东西啊，都会争得死去活来。就是有客人在旁边都会这样，所以俩越是这样很激进，就像坐那个过山车一样的。 一高一矮的，经常是这样。我觉得反而这样好，你是觉得过瘾啊，过瘾，过瘾，冲击，因为冲啊，因为对。 <laughs> 你没有这体会吗？ <laughs> 这这谁都有。他是故作无知。其实这样的生活呢，反而丰富，因为他在提醒你，我也在提醒他。如果我们俩都不想进步的话，啊哈哈，什么都那个就没有冲突了。 一个家庭啊，一定要有充足，才这个家庭才会建得好。你说这个啊，这还真是没办法。就说这个找老婆或者找老公这事儿吧，还真的不是选雷锋。 <laughs> 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对不起一个人，对吗？你你像我们朋友圈里啊，就发现这个规律，就是死掐的。 对，反而最后成了。嗯，为什么？就是按说说这个人贤妻良母，对你只有奉献。嗯，那就你挑不出一点不好。他就是，可为什么就没劲呢？对，对吧？跟他画那成绩单上找一个人才，A B C D 全打勾，打了一堆对勾，全是对的，全是对，最后等于错。对，就是他没有一个人，就跟一个人长得完全没毛病，就不可爱一样。对对对，你发现，而且吧，你你要在在出了这个国家，你还有时候还发现这个这个这个。 根深蒂固的这个民族的这个感情方式是多么深远，他们就有人举说在在这个美国唐人街，就是呃同时去了，这是真事儿啊，一对广东夫妻结婚，一对是台湾夫妻结，婚。台湾夫妻呢要学西洋人的摩登都是。 白沙教堂婚礼，非常的哎刀叉什么，最后宣誓永不呃永永生不散，对吧？这是一对广东人的啊大闹堂会，什么吃的就是大家大碗吃肉然后闹得一塌糊涂，还闹洞房。然后过了几几天。 就开始打，就广东人就哎整天发门刷门个人家披头散发什么就得上门去。然后那两个人相敬如宾啊，两个白领都公司的什么各自都你没听他们吵过架，嗯，后来说我这朋友说十年以后，嗯，那那。 台湾那个离了，嗯，离了，这两个还在打，又越打越密，生俩孩子，过得好着呢，而且会一直打到死，还在一块儿。哎呦，有时候我觉得有事业心的人也会觉得浪费生命， <laughs> 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对上了，对上了呢，大量的，一想想一生中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也不能说浪费，他们可能过瘾，就这个死掐。 我见过很多都是这样的，好像这种人呢，往往都是生命能量比较强的人，对对对，没错，就是他这两个人呢，就得这么打，就得这么打，要烧，呃烧烧，但是呢，也不见得一概而论哈，也有的情况啊，打呀打呀打呀打呀，人的能量啊是有限的，消耗了，最后疲倦了，嗯，对对，累了，你知道到到了一种就是跟你多说一句话，嗯，我都累，也会有这么一种不成的，嗯，就是，但是呢。 我我有时候觉得你不能不想一些冥冥之中啊，就这事上看出来，有些人两个人呢，可能就是上天有某种安排，他们两个哪怕是悲剧就不成了，你就看着吧，对方是自己心里永远的伤口，没错，就是他这一辈子就永远就较着劲，甚至到老头老太太他。 可以放过一切男人女人，他不放过这个人。哎，你说这种关系感情啊嗯，对这个其实我差不多应该是这样的。你就这，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太太是这样，在一起时候刚刚结束的时候，她很年轻嘛，那时自己也年轻。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要与时俱进。那个人的年龄都在增长，男的也在增长，女的也在增长。但是他的姿色肯定是没有现在的小年轻或者中学生那么好。当然，但是他最重要是就刚才你讲的有意。义。 这个他很懂事，当你困难的时候，哪怕是离了婚，他会借钱给你。所以你就不管是离了，所以我跟我前面的妻子都是这样，只要你愿意跟我吃饭，我都会去见人。我现在的头发还是我日本老婆在剪的。 <laughs> 天哪，这老婆都有用哈。证明他是有意的。你知道，你这个你要看到一个女的身上有意，首先你心里要有。一定要表达她。对，你看我在日本能能待下来，能拿到永住。 我干的是色情行业，是吧？能为什么能拿到永征？那当然是我日本老婆给的我了。对，我也不是假结婚，还有小孩，但前面是为了签证跟他结婚的，但没想到后来有小孩了。他三个条件，那那要要去什么呃留学啊，呃要工作啊，不生小孩，我都答应这边有小孩了。所以说，这种他有意帮我生了小孩，一直把小孩带得很好，而且是在日本做的小童星，上上节目。那他。 都是他在做，那我就应该怎么做呢？我该给他的生活费一定要给他。对啊。哪怕是我们离了婚，我还是朋友，我至少一个月要见一次。一我要送钱去，二我要剪头发， <laughs> 是吧？我这么多年二十年来整整只有一次为了做凤凰卫视的，在香港做的时候，在香港剪了一次头发，嗯，其他的都是在他手下剪。这这这就是朋友，啊，对，没有爱有情嘛。 你说，这个还不见得呀，还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嗯，我那天看一篇文章啊，就讲这个萨特，这个法国那个著名哲学家萨特。嗯，这个人呢也很奇怪。嗯，他到最后，人们发现呢，他死了之后，人们发现呢，他养着七八个女人。嗯嗯，但是这七八个女人跟他是什么关系？嗯，非常奇怪。 首先，萨特并不是性，他并不是性欲很强。对，很多女人迷恋的就是说他的抚摸，就是摸摸就就完了。他并不是要跟你干什么。可是呢，有比如说有一对姐妹好像是，甚至于就是说萨特供养他们的生活。到最后就是一个星期啊，跟他们吃一顿午饭，到他们屋里来，就就吃一顿午饭。那么他们就仰仗着萨特。就是。 所以有的时候人间的奇情啊，奇妙的关系啊，是你没法想象的。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听小木的这个故事，扎老师什么想法？嗯，我觉得他已经全想明白了，就是打来打去，比来比去，就是他了， <laughs> 最后找到了最后的。其实我们现在每天还在吵。 我我只要一起床，不吵你就觉得不是不对了吧？倒不是，我是也也也有烦的时候，也有累的时候，所以我基本上不吭声。嗯，然后呢，他在讲什么，我尽量听。然后呢，还是就是，毕竟孩子的妈妈了，不像以前，如果他他动手，我都不会动手的。 嗯嗯对嗯，这因为怎么讲呢？因为因因为他呢，因为每天在家里跟我不一样，我每天在外面，什么人都可以见。他很封闭的在里面。你你你应该去理解他，他面对他回来只面对一个小孩。小孩到幼儿园就是他一个人要管账啊，什么东西要管，啊呃我是从来不管钱嘛，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他讲他一般都是为用厨师的问题啦，什么什么问题都是工作上的东西我们在讨论，所以我觉得很好玩。 嗯，他批评我，哎，我觉得应该接受，我会接受。不对的，我还绕绕着绕着跟他讲，不会像以前叭的就过来了。但实在有时候太不革命的，也会也会叫的。其实理解哈，对对，更难。比这个爱有的时候，而且你真的有一个特别强的理解力以后，好像往往就情谊也就在其中了。我发现你理解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没错，嗯，你就会对他有一种可能从。 同情开始还是怎么？就你就会有一种感情，你就不会是像你不理解的时候。有的，我觉得年轻人哈，这都可能都有这么一个过程。这很难。最开始你很难做到，你需要阅历，你需要自己摔跤，没错，被别人原谅，被别人包容，然后开始看到自己的不行。你包括我们开始说这个呃失恋三十三天，我为什么说小女权呢？她开始是个。 很强的，觉得我都没错，你就要我反正一一来就是我有理，永远不能承认错误的，永远让人的嘛，啊对，但是至少到最后，他还是找到这个这一点，他还是有这个学习能力，就发现不行，你应该学会倾听。 你应该倾听就是理解的开始嘛，要共对，你要对不能自私，太因为这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社会，我感觉我听到外边不是我很近的朋友，但是说中国的社会现在已经变成就回到很早以前的一种模式去了，就是男人有几个钱。 全部是一种在外面就是昏天黑地的一种，完全没有谈不上感情。哎，对对对，就是这种酒肉生活，对，跟感情一点关系已经没有了。但是家里边他要求这个。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这这个是我觉得是，所以你看，咱们的饭馆里很少有带老婆吃饭。